第八十七集，尤崇满意的转过头去，朝坐在床上的林和熙勾手示意：“脸过来一点。”林和熙身体前倾，将自己的脸凑着尤崇眼前。尤崇捏着纸条问：“贴哪里啊？”林和熙相当配合的侧过脸去，指了指自己的脸颊：“这里。”却久久没有等来纸条贴上来的微凉触感。他不明所以的转头，恰好对上尤崇。 定定盯着他的脸看的目光，林和熙问：“怎么了？”尤崇没说什么，抬手把纸条按在了他的脸颊上，却没有第一时间松手，而是贴近他耳旁，沉下嗓音道：“你知不知道，你刚才的样子看上去像什么？”林和熙愣了一秒：“像什么？”尤崇的声音里漫起明显的笑意，像是在跟我索吻。 林和熙也笑了起来，游刃有余地反过来调侃他：“我现在脸上贴着纸，你也下得了口？”尤虫闻言，露出不以为意的神情来：“我当然下得了口。”他缓缓从林和熙脸前退开，不慌不忙地瞥向桌对面，直勾勾盯着他们看的周轩和赵度，只怕有人看不过去，要打断。林和熙闻声转头。 果然对上那两人幽深不见底的目光注视，两人适可而止，洗好牌重新开局。林和西能贿赂油虫一次，却不能次次都贿赂油虫。接下来的牌局，倒真印证了他说过的话：牌场上无男朋友。中途又惩罚升级，假如输牌的是农民阵营，那么阵营中三个人手中留下的扑克张数。 决定了他们即将被贴的纸条数量。十几轮斗地主玩下来，只有林和西和赵度脸上的纸条最多。前者脸上还有干净的地方，后者脸上却已经被纸条遮得严严实实，快要看不到完整的一双眼睛。这局又是尤崇赢，他朝杨卷摊开手掌，示意对方拿纸条给自己。杨卷往后伸手，却摸了个空。他转头看了看。 才发现身后早已空空如也，只能拿起签字笔对游虫道：“纸已经没有了，只剩下这个了。”接过那只黑色签字笔，游虫挑眉看向周轩和赵度：“你们谁先来？”周轩叹了口气，仍试图唤醒他们彼此之间那点所剩无几的发小友谊。“就不能让你男朋友先来吗？”林和熙在边上懒洋洋的插话。 如果男朋友连排在最后的特权都没有，还算什么男朋友？周旋气节，却也无话可说，只能闭上眼睛，任由油虫拿笔在自己脸上落笔。他和赵度的脸上很快就多出一只大大的黑色王八，一改之前的恼怒隐忍，幸灾乐祸的站在床边，催促油虫对林和熙动手，还不忘反唇相讥一句：“男朋友又怎样？” 还不是要被油虫在脸上画王吧？林和熙冷静地选择不接话，闭上眼睛，仰头冲油虫道：“来吧。”油虫也丝毫不对自己男朋友客气，伸手捏住他的下巴，将他的脸朝右侧偏了偏，黑色签字笔从他的左侧脸颊上画出一笔。接下来的数十秒时间里，房间内无一人说话，空气安静到甚至能够听见。 笔尖从林和熙脸上摩擦而过的细细声响，林和熙同样没有出声，却是在心中微微疑惑。直觉告诉他，脸上落笔的走向并不像是在画王八。还闭着眼睛在思索猜测，油虫已经松开他道：“可以了。”林和熙睁开眼睛，将在场其他三人神情各异的模样收入眼底。他下意识的就要伸手去摸脸。 又在中途停了下来，怎么了？油虫合上笔盖，将签字笔丢还给杨卷，目光从林和熙脸上扫过，露出几分对自己作品的满意神情来。林和熙心有所感，下床穿鞋，朝卫生间里走去。洗脸池前有半面强大的镜子，林和熙顺手按下墙边的顶灯开关，卫生间内霎时明亮起来。林和熙微微偏过头。 朝镜子中露出左脸的自己看去，然后愣住了。镜子里自己脸上哪有什么王八，只有油虫龙飞凤舞的连笔签名。他视线上移，看向身后出现在镜子中的油虫。对方双手抱臂，靠在墙边，口吻轻描淡写的道：“签了我的名字，就是我的了。”林和熙胸腔里的心脏跳得有些快，面上却丝毫不显，眼里。 很快有笑意上浮，你就不怕他们控诉你违规？尤虫勾起唇角来，哼，控诉驳回。林和熙心中一动，转过身掩上卫生间的门，扬起下巴，笑着朝尤虫点了点自己的嘴唇。刚才那个不是索吻，他微微张开嘴唇，现在这个才是。说完，扶住尤虫肩头，朝对方的嘴唇覆了上去。 然而，两人嘴唇堪堪相撞时，林和熙又改变主意，放开手，从对方面前退开，对着镜子照了照自己的左侧脸颊，而后轻轻松一口气，还是算了吧，万一接吻的时候弄花脸上的签名，那可就是得不偿失了。尤虫又好气又好笑，两人关灯从卫生间里出来，周轩果然张口就指责尤虫：“你这是违反规则啊！” 也没有反驳他的指控。油虫略作思忖，似笑非笑地抬眼朝他道：“那么，为了公平起见，你把脸上的王八擦掉，我也在你脸上签名，怎么样？”周轩愣住，脑中臆想油虫在自己脸上签名的画面过后，顿时觉得不寒而栗，满脸嫌弃地摇头：“那我宁愿画王八。”油虫又扫一眼站在旁边的赵度：“你呢？” 赵度忙不迭的点头，神色诚恳至极。呃，我也画王八就好。半个小时以后，差不多临近饭点，周轩和赵度起身去卫生间里洗脸，然后叫其他三人出门吃饭。五人收拾出门，走到电梯旁时，瞥见林和熙脸上的签名还在，尤崇也有些意外，开口提醒他：“你要不要回去洗个脸？”林和熙反问：“为什么要洗脸？” 尤虫笑了一声：“你要顶着我的签名在街上，丝毫不意外对方的话，显然是没忘记自己脸上还有尤虫留下的笔迹。”林和熙面露不以为意：“反正天黑以后也没人看得见。”尤虫道：“吃饭的地方有灯。”林和熙转过脸来，对上他的眼眸：“那就让他们去看好了。”他满脸的坦坦荡荡，目光专注而悠然，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。 尤崇微微顿住，一瞬不瞬的望着他，极力忍住想要在朋友面前亲他的冲动。五人在江边的商场里吃完晚饭，步行走过横跨城江两岸的桥，去江对面的人民公园。入夜以后，人民公园的游客非但没有减少，反而越来越多。放烟花的时间由原来的八点半推迟到十点，几人在公园逛到九点。 然后去买了船票，乘船夜游整条澄江，江水两岸的远处皆是高楼耸立，霓虹闪烁，岸边路灯下人头攒动，隐约可见随着人群涌动的发光头箍和越过头顶飘在半空里的气球。四十分钟以后，观光船靠岸，他们从船上走下来，沿着岸边往人少的地方走，最后在一处面朝江水、视野开阔。 没有高树遮挡的地方，坐下来等烟花。在他们的背后，陌生的面孔来来往往，不只是个头矮小的孩子，就连许多年轻的大学生手中也拽着各式各样的气球。卖气球的中年女人握着一大把气球，在附近吆喝。林和熙转头朝声音传来的地方望过去，注意到他扭头的动作，由从唇角微微扬起。你也想要气球？ 林和熙闻声回头，也笑了起来。怎么可能？我又不是小孩子。他慢悠悠地舒展双腿。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，为什么很多成年人手里也有气球？坐在他们前面的赵度回过头来解释：“嗨，我听说零点跨年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在气球上写下新年愿望，然后放掉手里的气球。”周轩挑眉接话：“这听上去有点意思啊。” 看完烟花以后，我们也要去买。赵督道，可是我们没有笔。杨卷闻言，低头在羽绒服口袋里掏了掏，最后掏出下午游虫用过的那支签字笔来。我这里有。周轩笑了起来，那刚好能派上用场。